大板儿酒厂不啰嗦，紧接着上回往下说。王小二来到了店门口，扯开了嗓子就张罗：“大哎，南来的客，北来的客，你们都上俺这个店里来演播喽！” 说瞎话，我是个王八蛋。小屋里边把刀磨，里边磨刀，准备着宰活人喽。恁要是住了俺那个店里边，打水添上了锅，不用开水烫你我是个小舅子哟。 孙二娘气得拔牙腰，气得他咯咯咯咯叽咯咯，一句巴掌开眼道：“可叫你个小子气煞我了！哟，你打我干什么？打你！不愿意干，你快点滚！马二力，你快挪窝！俺这个店里不用你，你别在这里瞎胡说！俺叫你外边招呼，可谁让你瞪着一个眼瞎胡说？明睁着大眼，实话讲，哪个傻种住这哈？你滚了吧，你滚了吧！不给你奶奶，我要。 喝，我自己来。嗯，孙二娘有一把椅子板在手，店房外边蒙一个，赶上前拉了个半边骑马式，就在上边来坐着。孙二娘坐在了椅子上。 咦，宝宝这个嘴唇真会说呀呀！南来的客，北来的客，呃，你们都上奴这个店里来歇着。上房屋如雪洞，两配房里没什么隔，每间都让铺的那个铺，臭虫各早没有一窝。今天来俺有一壶酒，出店去还敬菜一桌，吃饱了饭有钱没钱。 只管走，改日送来也没末。一早生两早树到了下回你还照顾我，就打你老真没钱呀，俺也不能把你的行李搁。呀，孙二娘殿前正然来卖嘴呀，猛抬头，这一军二将到这，张武松扛着如桃找黑店，猛抬头，看见了，啪嗒，魁伟一个老婆，我这个女人，玲玲的身材够九尺。 膀子炸开有一坨，黄头发挽了个元宝钻，颤巍巍插着海棠花两朵，上身穿件绿褂子，围一条裙子起脚脖，忙丢身子有力气，下边看有尺半长的两只脚，乖乖，手里拿着破蒲扇，胡打这个蒲扇直吆喝，武松看罢点点头，高八成就是这个恶老婆，俩兄弟往后站，二哥我今天把话说。 总平说：“二哥，是他吗？嗯，八成是他。要是他，你可说好听着点，怎么着？别让他剥了咱啊！少少废话。武松进前忙施礼啊，借光借光，店家婆。要叫兄弟我住你的店吗？我问问，掌柜的姓么？他叫么？你娘家姓么？你叫么？明星对了我就住，明星不对我就挪。孙二娘抬起头来看，哟。” 一个高来两个粗，今天要住下这三客呀，光肉也卖一月多。嗯，大个子扛着个大乳套，鼓鼓囊囊是什么呀？不用人说，我知道，够八成袋的银子多。看样子像是个充军的，充军怎么没带家伙呀？ 孙二娘站起身来，忙施礼：“啊，呃，三位大爷没来过。”武松说：“废话，来过还问你吗？呃呀，三位可不知俺的名和姓。” 细听奴家对你说，掌柜的姓张，他叫张大汉，有一个外号“金剪龙”。奴家姓孙，孙是女，十七岁进了十字坡。皆因为奴家从小生的丑，街坊邻居捉弄我，街坊邻居瞎胡闹，起名叫俺恶老婆。嗯 掌柜的成年不在家，就在外边轱辘过。俺家里闲置些个房子没人住，小奴家开了个小店来看着。住下吧你们住下吧啊，天不早了，别耽搁。武松闻听心安想这个女人真会说呀。武松又朝她的脚下看，不由得心里暗琢磨：这个女人行动好像个鸭子拽，可你仔细看。 教的板上这么利索，不用人说，我明白。他准在夜叉行里学过活我要是冒冒失失住了店，到晚上俺们三个准挨剥。叭叭叭，有有有！我试试他的力量，待如何？是方才路过沙河里。 我的砖头石头如套里搁，拿东平搬了三搬没搬动，拿雪巴拽了两拽没挪窝。我垫着足够八百多斤，那石上劲儿一砸就是一千多。他要能接住我这个大如套，到晚上大家小心着。他要是接不住我这个大如套，今天去先砸了他的吃饭锅。大摇大摆往里走，撩次破鞋扎不了脚。嗯，点大嫂呀。 住吗？住，请别忙。我问问，哪一个店小接行李？麻利的快备着。接行李，二娘想这个入套可不轻啊。这个大哥带的银子多，要叫店小们知道了，以后还得分我的。 干脆我吃个足的吧。嗯，对呀，客人呐，里里外外都是一些个年轻的，他们的心思摸不着，给他们拿着不方便，还是奴家我背着，我来。哎，武松心里话正好。瞅，武松肩胛上托起了大如套，搁手里掂落掂落几掂落，要这个样。 这个眼想往二娘头上戳，孙二娘照着武松偷眼看呀，我自哟，这个大个咬牙瞪眼干什么呀？哦，不用人说，我知道了，想试试奶奶，我的个活呀！乖孩子，我打十九岁开黑店，进的比你见的多。孙二娘安安的使了个小关门，六神的好汉武二哥，武松两帮用上了千斤力。 来呀，边家嫂，我这个乳桃你背着，呼的一声撒过去了。孙二娘功夫真不弱，一上步使了个跺子腿，一枪步他就把乳桃来接住了。啊，他们那个乳桃接在手，一翻身夹在了胳肢窝，挺挺身子，瞪瞪眼，笑嘻嘻的把话说：“呀，嗯。” 我只当如涛多么重呢？还鼓鼓囊囊没有沫呀！哎啊啊啊！杜平说我搬了三盘没搬动啊！说话说我拖了两次没挪窝呀！那如涛足够八百多斤呢他都说里边没有沫了。孙二娘扭了捏了往里走，好跟着好汉吴二哥，找武松地图要金店呢两肩柴一拽，好汉吴二哥，二哥。 啊， <laughs> 二哥，你拽什么呀？看见了吗？那乳头足够八九百斤呢。他家庄正当没家庄，咱上哪里住不了店呢？偏要死到他这儿吧？武松说：“俩兄弟，我有心今天改改店，可这句话叫你二哥没法说呀。 <laughs> 怎么没法说呀？二哥，你把乳头要过来不就完了吗？”武松说：“怎么要啊？哦，呃，大嫂，你把乳头给俺吧，俺不住了。人家要问你。” 呀，为什么不住了啊？呃，在那个 <laughs> 俺那个如涛两个兄弟是大小伙子，都背不动。你这一夹就夹住了，所以俺不不不住了，这像话吗？这，东 <laughs> 平说，那咱不要如涛了，行不行啊？武松说，那可不行啊，行为路票都在如涛里搁着，到了孟州怎么过堂啊？走，二哥，那怎么办呢？武松说，俩兄弟别害怕。 待一会儿，大家用二哥。东平文听一撇嘴，反正是你死俺不活呗，叫学霸快点走，跟着二哥去爱博。前边看就是个阎王殿，什么殿？阎王殿。阎王殿，对，这个女人就是吴阎罗，咱二哥他是狗命的鬼儿，那咱俩呢？咱们俩去死的冤魂还用说吗？啊？孙二娘，夹着如桃，头前走。 抽眼打量吴二哥，看武松，大起一碗牛心样，两鬓下直顾太阳穴，五官端正英雄相，面如重枣好气色，虎背熊腰猛又壮，好意思，金刚差不多，二娘想，再一会儿要是动了手，还不定好捉不好捉呢。嗯，嗯，常言道。 明抢容易躲，我给他个暗算无常死不绝。孙二娘一边想着一边走，上房屋不远到这呵。军寨三人上房屋里落了座，孙二娘这边就把那个如涛哥一转身端上了灯一盏，走到了近前把话说：呀，客人呐，吃什么酒，要什么菜，分不出来我烧锅。 武松说：“先打盆水来洗洗脸，再沏壶茶来俺喝喝。”啊，是嘞，孙二娘一转身打过了洗脸水，盆架上边猛一个。俊杰三人哗哗啦啦洗完了脸，瞅武松一伸手就把那个茶碗摸，端起茶碗喝一口。嗯，好，茶叶本是清香雪。武松说：“店家嫂，你店里都有什么饭呐？” 对，给兄弟我说说。二娘说呀，有清晨干的薄蛋饼，还有那刚出笼的热馍馍。要吃面条，我先去干包子，还有一大锅。武松说：“你店里都有什么菜呀？” 二娘就把话来说：猪熏、火腿俱都有，还有那卤鸡、板鸭和烧鹅，大五分牛羊肉，瓦口袋里的海鱼多，有清明腌的咸鸭蛋。不知道客人吃什么？武松说：“你店里倒有什么酒呀？”二娘说：“要喝好酒，名字多了有状元红、葡萄露、烧花玫瑰带金箔。”嗯。 好酒！武松一心想喝酒，俩差差一拽好汉武二哥，二哥，嗯，二哥，别喝酒，别喝酒，喝酒不跟吃馍馍。哎，怎么了？你没听那个打柴的樵夫对咱说吗？这是黑店，咱们那个喝法，非喝醉了才拉倒。咱要喝的迷迷糊糊，让他老把式的抬去播去，那不行啊！咱别喝酒，吃包子，吃的再多。 也不要紧，吃饱了瞪着眼不睡。他不拨咱，还则罢了；他要拨咱，咱就给他打。打得过他，咱就打；打不过他，撒腿咱就跑。二哥，别傻了，别傻了！喝酒不跟吃馍馍，喝酒不跟吃馍馍。二娘说：“娘，三位吃什么要什么？怎么还嘀嘀咕咕干什么啊？”这……呃……啊啊啊！店大嫂，一路上没有卖饭的，俺们哥儿三个苦奔波。 两个兄弟贪饿了，十几个包子先吃着。孙二娘，闻听吃包子啊，是了，一溜小跑打撒脚，扭了捏了往外走。房子屋不远到这呵，一伸手拿了个瓷盘子，这只手就把那个包子摸，包子是了一盘子，咋？嗯，送到上房把仙桌，走到近前一点头，给你客人大哥哥。 武松说：“啊，俩兄弟，一路上没有卖饭的，你们两个饿了先吃着。二哥，你呢？呃，我再喝会儿茶。哎，好，东平学霸不怠慢，一伸手就把那个包子摸。东平吃了三个整，学霸吃了两个多。武松把包子拿在手，点落，点落，几点落？啊，点大嫂，这包子倒有多么重啊？什么馅子里边搁？” 包子，你卖多少钱一个呀？我听听价钱合不合。二娘说：“呀，你吃个吧，用个吧，还问价钱干什么？”哎，武松说：“吃东西就得先问价，不问价吃到肚子里你饿我。”哟，你叫谁饿怕了？放心吧，大个子，你别看包子个不小。 包子虽大，钱儿不多。这个包子热了成足够九两五，冷了成也够那半斤多。包子本是牛羊肉，葱花油盐是掺和。包子我卖仨钱一个，你想想三个铜钱多不多？武松闻听把眼瞪，大嫂，你说这话理儿不合？呀？贵了吗？不论贵贱，情理儿不合？怎么个不合呀？牛羊肉都卖十四五。 牛肉、羊肉都卖十四五个钱一斤啊，白面还卖十个多，半斤的包子卖仨钱儿，你跑去了本钱赚什么？呀？哦，你狮子坡上开了个店，不图赚钱，图忙活呀！对，要要要。 二娘想，一进店我就看他是一个捣蛋鬼儿，他不吃包子把我的老本儿喝了，人家吃包子都嫌小，他倒说我的个李千伯，嗯，你不用给我攀老账，一会儿我就把你剥。孙二娘这是心里话，呀，不像咱表演，明着说，嗯。 二娘想我红了吧，慢了吧，这个事儿不瞒得咋着哟？我说客人呐，你别抬杠，有一个缘故你摸不着。 武松说：“将本土里还有什么缘故呀？狮子坡好几家都开店，各个店里带馍馍做买卖都是争着干。那你想想，哥小了谁还照顾我呀？俺不图今年把钱赚，单等来年猪骨多。就打那个包子赚不了钱，俺还有放火车拉着。”武松闻听心暗想这个女人真会说。这武松就把包子咬一口，嗯。 这个女人嘴巧会说，呵，一股子恶气迅死我！武松说：“俩兄弟，你们俩吃的包子什么馅儿啊？啊，呃，这个东平说俺吃的慌慌的没觉着，哎哎，真仔细啊！这武松他照着包子留神看，哪只呀？活鲜鲜一块人知觉。武松说：‘店大嫂，包子里头什么馅儿？’” 在这给兄弟我说说，二娘说呀，包子里边牛羊肉，葱花油盐是掺和。武松就说你看看，为什么里边有块人指甲？人指甲哪来的？随二娘照着包子看人指甲，我看看哟。 不是指甲是什么呀？本来这个大哥不好惹，怎么一个脑子偏让他摊着了？啊，你看他咬这个牙，瞪这个眼，还想砸我的包子锅呢？这。 哟，我红了吧，慢了吧，这个事儿不慢得咋着？二娘说，客人呐，昨天俺这里逢大会，会上卖的包子多，牛羊肉都卖完了。小奴家我左买右买没买着，奴家万般无计奈，我配上了三只鸭子，两只鹅，明明的那是个鸭子嘴，你怎么说是个人知觉呀？开店那个人，咱们这个事儿，你这个嘴里别。 胡说！这个不好，别吃了，放下这个，再把好的我。武松闻听，心暗想：这个女人是死人，她都能说活呀！武松想：我这么大个子，连什么是人指甲，什么是鸭子嘴还分不出来呀！再一说，还有鸭子馅的包子吗？恁吃过吗？ 嗯，真会说。武松把破的忙放下，一伸手又把好的摸。他把这个包子掰两半我看看这，呀，包子里死人的头发一大窝。武松说：“店大嫂，哪一个就算鸭子嘴？” 这怎么还有死人头发一大窝？孙二娘照着包子看是吗我哟，不是头发是什么呀？这个大哥来的不好惹，怎么个个脑袋都让他摊着了？那一个我说鸭子嘴？这可叫俺怎么着说？这哟，我是客人呐。 昨天赶会我去晚了，呃，小奴家梳了梳头，搁了搁脚，梳下的头发一小绺，我左找右找都没找着，怎么弄到包子里去了？那么巧都叫客人你摊着，包子不好别吃了，外边我去拿馍馍。武松说：“呸，你就说都是人肉馅吧，你还说牛肉羊肉干什么？你别看兄弟我年纪小。” 这样的事情我经历多，牛肉下锅四子粗，羊肉下锅膻味多，猪肉下锅膘子厚，狗肉下锅精起沫。这四样肉都能煮，唯独是人肉下不得锅。你煮人肉，一煮好像个皮全样捞出来看，大小肉丸塞松壳。这些个经验还不算，还有件真事对你说：你煮人肉，舀碗汤倒到水里去，你再看看，这都是半个油花里愣装。 你看看吧，别的油花是圆的，唯独人肉的油花是半拉跟月牙相似。我要说这话你不信，来来来，点大嫂再看看眼里合不合。周武松嘟嘟嘟倒上一碗茶一水，把那包子馅子往里搓，他唯恐馅子化不开，用筷子咯咯咯咯几咯咯，一伸手端起斗笠碗点大嫂你看看这可是半个油花里愣装二娘说：要要。 俺这里天天都住客，也没有一个把俺说。今天住下你们三个客，进一门来胡得罗不想住，快点滚，别在这里瞎胡说。清平这个世界乾坤了，谁家里干嘛那个人来波，也不管你这个大哥是个军犯还不知道。你在家里干什么？想必是你在家朝那个人来害，要不然对国人事情怎么明白呀，武松气的拔上两腰，这个女人说话气死我，我有心把她打了吧，慢着。 里边的事情没摸着，叭叭叭，有有有，摸一摸底细我再说。这武松压下恶气换笑容，笑嘻嘻的把话说：“哦哦，呃，店大嫂，你别生气，兄弟给你把笑话说。这包子不好你端走吧，你可能来点好酒再喝喝。”二娘想哟。 我只当大哥是个真行家嘞，闹半天还想把我的月酒喝呀，竟然是想喝奶奶我这个酒，那就是想死不想活了。二娘说：“哟，三位能喝多少酒啊？”武松说：“我自己能喝六斤多，这个伙计能喝二斤半，那个伙计能喝三斤多，一共先来十斤酒，喝了不够咱再说啊。”是嗯。 孙二娘闻听心欢喜，一溜小跑打撒局，扭了捏了往外走。房子，我不愿到这呵。一伸手拿了个酒肚肚，这只手就把那个六子木咚咚咚装上十斤酒。一转身拿过来一把蒙寒药，他把那月面拿在手，啪啦。 就往酒里猛一搁，唯恐蒙喊月化不了酒毒露，放在热水锅，热水里边烫一烫，用筷子是咯咯咯咯几个咯，一伸手拿了个斗笠碗，送到了上房把线桌。走到近前点点头，给你客人打哥哥。武松接过酒毒露，心里头不住暗琢磨。武松想吃包子，里边有人肉，你想想酒里能有么呀？不要人说，我知道。 这酒里少不了的孟汗药，朝武松嘟嘟嘟倒上酒一碗，看看，酒里边黄花冒绿沫。武松想好酒不把毒药放，酒里哪能冒绿沫呀？武松说：“俩兄弟，哎，二哥，大嫂子给咱烫了酒了，我试试这酒热不热。” 要是热，咱就用；要是凉了，可别喝。都说冷酒伤人，对 <laughs> 二哥我也听说过，喝凉酒喝多了，老了都掉牙。这武松，手指头放在了酒碗里，我试试。 觉么这个指头麻嗦嗦，武松他拿出指头看，乖乖，手指头黄了半截多。武松想，手指头黄了大半截，你想想，喝到肚里还能活吗？我有心喝了这碗酒，酒里边竟是蒙汗药；我有心不喝这碗酒。这个女人站在旁边，紧不挪，她瞪着眼在这看着。嗯，你别看武松的个子大，他是又会绕弯又会说。这让武松。 照着二娘忙施礼，尊一声大嫂店家婆，店家店家可真不假呀！俺哥仨住在你这呵，你前后忙活了好几趟了。兄弟，我心里有话不好说，是方才。 吃包子，我把大嫂得罪了。我说大嫂啊，你千万别把我记住。兄弟，我是个半吊子，动不动的好胡说。来来来，兄弟，我敬你这碗酒，二里的坐下喝。哟，孙二娘问条快脖子，这个大哥他怎么说这个呀？我明知这玩意就是毒药酒啊，这酒叫我怎么着喝？我有心不喝这碗酒，眼下我就露马脚，这。 哟，二娘说你搁下吧，放下吧，你我二人别掺和。我在俺娘家不会喝酒，到婆家门上也没学喝。我大一小就漱了口，只知道吃斋烧香念弥陀。武松闻听一撇嘴，这个女人又胡说，明明她这里在活人，她还说烧香念弥陀呢。嗯，啊，店家嫂。 你要不喝，那就走吧。等一会儿叫你，咱再说。呀，还用什么吗？啊，用什么叫你再来？不叫你，你就不用来了。孙二娘答应一声，往外走。再表表好汉武二哥武松香，这碗酒要是没人喝下去，我怎么打这个恶老婆？没有理由。哎，叭叭叭，有有有，这碗酒我让借差喝。 他两个喝了要不能动了，我这就打这个恶老婆。他两个喝了要没有事儿，回过头来我再喝。对，那他俩做个证件，开黑店都是用蒙汗药俩兄弟也不会丧命，只是多睡一会儿。要是我喝了吧，我梦到了俩兄弟不是这个恶老婆的对手，要俩兄弟打了我还能对付。对，让两个兄弟喝 呃，我说俩兄弟，啊，是不是二哥？东平学霸往前走，二哥哥对俺说什么？武松说：“俩兄弟，咱们同时当着差，可是家长里短没拉过。今天晚上天还早，听二哥把那知心话儿对恁说。二哥，我祖居下江苏州府， 二哥，你别胡扯了，你不是直隶广府吗？哎，那是我后来迁居到那儿，祖居是下江，是吗？我祖居下江苏州府长门外边儿，俺乐窝头辈儿祖叫五伦，二辈儿祖上叫五和，头辈儿祖是一个人科举五品大员。 包抄哥，爹爹他换门为公子，十五岁上进的学换门。这个公子不姓郑，就在家里学吃喝，吃醉酒就把那个人打坏。问了个充军发配到清河，哦，二哥，怪不得你今天也充军了啊！你是祖传的。哎，武松说：“别闹了，听着，清河县去过堂。” 有一位苏州的老爷做那孩，大老爷跟俺是同乡，把俺爹就发送到了孔松坡，给了俺一栋房子二亩地，俺居家那里又治过了。嗯，老娘姓康，是康氏，一母所生，哥两个，大哥哥忠厚老实守在家，你二哥。 去少林寺里学家伙，回家去打那个东岳庙。李家五虎被我捉，景阳岗上打猛虎。阳谷县里把柴当着，替兄报仇，开刀杀了人三个，这才从军孟州坡。两个兄弟陪着我一路之上，受奔波。你二哥腰里没有钱呐，一路上也没装二两给你们喝。今一天大嫂子给咱烫了酒了，这碗酒我得先敬恁俩喝。呀，这 武松云天彻地说一遍：“两件锤哪能摸得着呀？也是叫武松吃迷糊了，把黑店这事忘眉目了。”武松说：“俩兄弟，大嫂子给咱烫了酒，斟完酒，我得先请恁俩喝。” 东平西的直转圈学霸西的直快脖把个东平学霸西的不知道姓什么好了。东平围着个桌子转了好几圈那个学霸西的连快脖子他都不会快了。你左边痒痒这么一快不就完了吗？不，他那胳膊把头上伸过来了。哎哎呀，我怎么够不着？哪能够得着吗？东平说：“二哥叫一咱就一学霸说：“二哥叫喝我也喝。”说东平一口气喝了二两五，那学霸咚咚咚喝了三两多。两个人。 喝了不到六两酒，啊，扶着个桌子直哆嗦。武松照着他俩看，大吃一惊，把话说：“哎，两兄弟，他说他这里出好酒啊，他那个好酒我没喝，你们俩喝的怎么样？对，给二哥我说说。”